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我觉得不容易， <laughs> 把你们俩撮合到一起不容易啊！侯德健和王猛，你们两个人呢？为什么有有透着很多个不容易？我老觉得你当年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红大紫的时候，是不是？王老师是文化部长，是是，嗯，正是你在任的时候，是一片繁荣啊！这是我的 <laughs> <laughs> 王老师是我当时的文化部部长。 顶头上司。 <laughs> 那是好几层以上的上司。哎， <laughs> 那时候啊， <laughs> 呃，侯先生在那个东方歌舞团任职。嗯嗯。呃，那时候他的这个呃，就是《龙的传人》呢，哎，真是唱遍大江南北。哎，您这说话说到这儿，还怀着呀一个这个热热情、赤子之心、爱国歌曲。对，但是呢。 这个王老师前两天一听说呀，要跟您一块儿呛呛哈。王老师说：“哎呀，我正有问题想跟他交流交流， <laughs> 就是说这个龙的传人啊。”哎，这我先打个岔哈。经过我有限的这个考证，是现在基本可以弄清。是，在他之前。 没有这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说法，没这么说据我有限的考证，也就跟三五个人考证啊， <laughs> 好像龙的传人这种提法，就是他这儿来的，他的歌声，对，他的这个歌，对。但是问题，他这歌出现之后呢，好多专家学者，对，也就拿这个当成个继承的传统来说事儿了。 是，他这这是说明了传播的力量，嗯啊，哎，就侯这个侯先生这个歌曲呢，正符合当时改革开放是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大家唱的也特别的带劲。嗯，可是呢，这是一个歌曲，歌曲就是歌曲，与学术无关。嗯，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人类起源，呃，这个。 华人起源，他不不解决这些问题。 <laughs> 我写那首歌的时候，我才二十三岁。二十三岁，哎哎哎，二十四呃，七八年，二十二岁。二十二岁，这这多大嘛？是这屁孩一个，小屁孩一个，不是什么不懂，歌挺好。咱们这不是说您歌不好，后来有点过度解释啊，有的要求什么这个要建立龙文化研究。 呃，有的说龙的传人是这个世界各地华人的共识，这个不能共识，因为您要查词源呢。这龙的解释吧，它是宫廷文化。嗯，再有就是山脉，就是风水的语言，还当对对对，还当姓讲。嗯嗯，哎。 他讲的是龙子龙孙，指的是皇上，感觉跟皇权哎，所以有的老爷子跟我说，比我年岁还大的，说龙的传人，你要是封建社会，敢说自个儿是龙的传人，非以你的九族不可。 <laughs> 对，人人都想当皇帝，真龙天子。哎，但是当时你是大学生，你是怎么这就？ 对你来说是个诗人或者写歌词的这么一种，这一个激情嘛，这一种，其实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实在是，就是你为什么会蹦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嗯，龙的传人，不知道，我真的不是不是龙它外国没有啊，这是中国常常常见到的符号，那倒是。 是吧？您上您上您上故宫也能看到，您上北海也能看到。嗯，那这这个外国没有这种龙，啊，外国的这龙是很恶劣的，毒龙妖龙都是那那那是不同概念的，那是不同概念。这个还真的是侯德健造成了一种。 文化还是造成一种误会，就是说，我觉得啊，你比如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脸眼。反正从我年轻时代开始到现在啊，我一想起他们要讲中华民族复兴啊，中华民就好像觉得中华民族一直就是个几千年的龙的形象，好像这个龙现在要抬头，就好像是这么一个。 一一一说这个，我又想起一个，这对对不起啊，这个这个侯先生啊，我不是 <laughs> 我不是跟您这儿 <laughs> 较较较劲，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了，除了龙以外啊，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一个文化文化参赞，他是和咱们一个一个上海的姑娘啊，呃结婚了，所以他中文也特别好，他是学呃胖乎乎的，他叫什么来了？ 他，但是我记住咱们他的这夫人的名字叫叶青，哎，他呀给我提过这么一个意见，他说这个《龙的传人》里头唱黑眉毛、黑眼睛、黄皮肤。 他说：“这个能唱服色呀？你们中国能允许唱服色？”哎，他说：“如果在我们那儿唱服色，他能能拘留。”这是西方那种 <laughs> 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哦，对对对对对，他还有这么一说。嗯嗯嗯后来这个，您这个，嗯，还没有什么大关系。嗯。后来我还听过咱们的很正规的广播里头啊，呃，播送朗诵，说，哎，说是我开一场会，这场会上我看到了。 红头发，黄头发，蓝眼珠，绿眼珠，下边就开始笑。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黑头发，黑眼珠，一一阵鼓掌。这不对呀，这个这个离谱了，离谱，这离谱了吧？肤色、种族，这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可笑的？那他长灰眼珠，他长白眼珠，我也不笑啊，我笑得着吗？我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呃，我这首歌是七八年写的啊，七八年。 就八十八三年、八四年之后呢，我到新疆去了。嗯，对了，八三年底是嗯，呃，八三年九月份、十月份，嗯，我就发现不对，这首 <laughs> 这歌有问题，有问题，啊，对啊，果然是太年轻啊。怎么发现了有问题呢？有人不是黑头发。哦，对，就是新疆，新疆是各种民族啊，人多民族国家。你看塔塔尔族经常是金色头发。后来我当时我就我就呃做了一个修改。对了，呃，那么那个修改就把那个黑头发。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这一句改了，改了，改成什么呢？改成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呃，永永远远你都是龙的传人啊，这不可能啊！所以其实啊，这个里背后是有心态的，有心态，还是中华民族啊，或者说是咱们以为的这个汉民族啊，他是不是历史上受欺负？ 或者一直啊，觉得地位不如人，悲悲情心态。所以，我们比较有一种啊，就是我们这一族啊，对对，在这种概念、识别符号，你对吧？你像你像他们说，你你那福清帮要像福 <laughs> 福建在外边帮会，不也就是找找共同点吗？身份认同，我们黄黄黄黄皮肤的黑头发的，我们是一帮的，是一伙的。这确实，以我的年纪。 那么呃，我小时候受在台湾受到的教育，那么基本上就是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这个近代史，对我的影响是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好，那如果你说《龙的传人》这个歌的整个背景，那么估计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元素。嗯，那么另外就是我外公和我父亲啊，那么他们跟我说呃大陆的故事啊，大概是这两个呃加起来。 那么确实就是说，一个民族如果是经历了呃超过一百或者是两百年的衰弱，现在很快马上就两百年了，两百年的衰弱，对。那么呃，确实他的这个对民族主义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对对。你比如说呃，韩国或朝鲜也是民族主义比较旺盛的，厉害，也是对冠军的渴望比较呃旺盛的，对。那么这都跟他们。 呃，和我们一样，过去嗯，那么的衰弱、肌弱有关。哎，你觉得这个？我觉得这倒真是你到今天为止啊，你都有这么一种胸怀，就是说，好像他到现在啊，你说这旗帜不改啊，他 <laughs> 给给跑跑到外边待了十几年，回到中国来还是忧国忧民。我觉得就特关心这些个中华民族啊，这些个呃，不是这这事儿是这样，你要是越跑的地方多呀。 他越有一种对自己的这个本土，对这个所谓这根的这个这个这个这这个情情绪，你现在觉得爱国主义狭隘吗？呃，爱国主义就是说你要这么看，就是说呃，对于越衰弱的国家或者过去历史上越悲痛的国家，它是正义的，它就是它它就是必须要有爱国主义，否则你你就亡国了，好。 那么当时，但是当你的仇敌忾哦对，当你强大起来了，或者是你呃富裕了，那么呃进步了，那么到达了一个中等或中上水平，那么爱国主义这件事情，它就会慢慢的合理化，或者是比较呃轻松了啊，理性理性化，比如说一句话吧，呃，零八年咱们拿几块金牌，第一嘛，那么呃我们拿奖牌也超过一百是不是？对对对。 那么我们对冠军啊，对这个金牌的渴望，还像以前那么重吗？那是好就没有了嘛，好多了。我就听到有人说说，哎。 别拿了，别拿了，在自己家里面比赛，别拿了，给这留一点给别人吧。 <laughs> 他有这种心，情，我就有这种心， <laughs> 对是吗？我我尤其怕这乒乓球噼里啪啦吧，那个全是了。 <laughs> 我说你让让让那个玩了啊，让你让那个什么德德，每次那个德国那个波尔啊，我说他好厉害，我就特别希望他能得一回冠军，没对手，人家有个对手比较有意思，嗯，是吧？有时现在日本有那么。 尤其那叫福原爱吧，特别可爱。对，哎，他那人也，那那小孩也长得也漂亮，长得也好，他中文还好，他还特清华，整天在中国这儿跟那那那受训。对，我就确实有那种想法。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心态的变化呀，真是从龙的传人那种心态开始。 慢慢变成这个人类子孙的这种心态， <laughs> 而且他这还真有意思。刚才讲这龙的传人，我突然想起来，还你知道还有一个，我听一个老师讲过，还有一个更神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啊，说这个侯德健讲这个龙的传人啊，实际上这个更加的这个怎么怎么怎么说呢？说龙是什么东西？嗯，在中国古代来说呀，有这个巫的这种传统，这种这种巫术。 对吧？你比如你看这个商周青铜器上画着很多这个动物，他们讲啊，还有这个巫师，这个巫师啊常常要借着某一种动物飞升，比如说他跟这个上天或者跟祖先对话，沟通叫乘龙嘛，乘龙快婿。我们就说这个龙，你看中国古代的这个画里边，远古的画里边还有那种一个人呐驾着一个龙，你像屈原《楚辞》里也在说，就说六龙的飞车呀。 载着我呀上天，所以说真龙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皇帝是龙。 而是说龙是皇帝的交通工具，对，就是你今天 <laughs> 你可能在某某些地方是这么使用。对对对对，这个。有的地方说龙颜大怒，当然说的就是皇帝啊，是啊，不是说在是交通工具怒，你交通工具怒谁怕你？所以他们说你你不能拿汽车当成说我们汽车的传人。 <laughs> 这个是啊，比较后来的。 <laughs> 就我们最早看到龙这个字呢，就是说在现在现存的文文件里面呢，这是《易经》里面。 的第一卦乾卦哦啊，那么呃，他就乾卦里面就写的很清楚，他说六龙六条龙御天御就是驾驶对对对，那么六龙御天，那么实际上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太阳在一天的一半的时间里面六个时辰里面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对，那么他在天上走过的那条轨迹叫做黄道黄黄黄道对对对黄道黄道，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啊，那么龙，呃，真正的意思是太阳，就是在易经上面。那么如果再比易经更早，我就不不知道了。从易经开始以后，那么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皇室专用。这个关于龙这一类的事儿吧，别呀，也不能就是过于较真儿。嗯， <laughs> 过于较真儿也麻烦。 <laughs> 您说是交通工具。 呃，他说是御天，那就是是天的交通工具，不是不是皇帝的交通工具。对，而这个什么龙心大悦、龙颜大怒呢，那就是又是皇帝本身，他本身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定义。是类似这种过于较劲儿呢，也还也还有人就说是。 哎，中国人不要老拿龙自居了，龙这形象很不好。西方人，哎，我我那在文化部的时候，那个一个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还很认真的，而且是好意的向我建议，说你们不要宣传龙了，宣传龙给人印象不好。 你们中国人干脆拿熊猫当自个儿图腾算了，那挺可爱的，不 <laughs> 是挺可爱的？但是那也也没法接受， <laughs> 我们变成不是龙的传人，变成熊猫传人了， <laughs> 这这这不是逗乐儿？最近还有一个教授啊说，中华民族是羊的传人啊，因为他说呀，这个古文字里边啊，你说真善美，嗯，羊大羊大为美，对善。 也是羊，是吧？就是羊，就说这个民族啊，很远古的时候啊，他最尊崇的这些价值啊，都是羊。所以说，羊的传人，这这这，我也不，我也不敢， <laughs> 不敢说对，也不敢说不对。但不管怎么说啊，你是蛟龙运，对吧？你得感谢龙，要没龙，能这么火吗？龙的传人。但是，其实更好是不火，不岂不更好吗？ 啊，不火的话更好这学问又深了，这境界更学问又深， <laughs> 没错， <laughs> 这是过来人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老说这个什么龙啊龙啊，这这说到这个要过年了，这中华民族啊要过年了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儿，你们俩有共同点啊，就是啊，呃，王老师特别想聊聊春晚。我发现你对春晚有个特别的兴趣。 呃不，去年你也是说想谈谈春晚，今年呢，春晚也传来一些新闻啊，就是比如说咱过去没想到的，说郭德纲有可能要上春晚了，等等，甚至还有人说莫言要上春晚给大家拜年，但是这个莫言已经辟谣了啊，说香烟我也没有代言， <laughs> 就是。 哎，而你呢，真的是上过春晚的？嗯，我上。这刚才就讲《龙的传人》在春晚上唱响，上过上过。哎，所以您到底是想说？什么？我想，我想听听这个侯先生您的回忆，您在这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吗？您上春晚？我我说我我自己参加演出那一次好了。嗯。那那么一九八八年的龙年，那么呃，我去唱《龙的传人》。你看还真是龙年啊！哦，那么我就很紧张啊。首先就是说，我说我自己该怎么唱？ 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呃，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大家呃排了又排，排了又排，那么很多领导来呃看节目，那么呃之后有一些改，又又改动了有一些，那么就有些节目呃可能被拿掉了，或有些节目就增加了，那么最紧张最紧张的就是每个人的词，每个人台词都是一定要呃事先呃有本子的，那唯独呢，结果那天那个主持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啊，离春节晚会要开演前的倒数第二次排练，就再下一次就是演出了。演出了，他突然问我一句话，就我在唱歌的时候，要要唱歌的时候，他说：“哎，说姐，我问你啊，这个十二生肖里面今年是龙年，你说中国人对龙这为什么有特别的感情啊？啊，这么喜欢龙？”当时他一一问，我想说：“哦，可能这样呗。” 十二生肖有十一个生肖都是上帝造的，就唯有那龙，它不是上帝造的，是咱中国人自己造的呗， <laughs> 啊。那么啊这一段话呢，就是唯一的是我自己把它加进去，然后后来呃可能是上面通过了，啊，所以就第二次就是真正演出的时候也让他问，也让我说了，啊，也就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压力特别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你说你那个时候压力大，是。我跟你说，在中国的舆论评价起来，你那个时候的春晚啊，还是我们回忆很温馨的，叫联欢。嗯。现在你要去，那压力你就压力山大了。就是现在， <laughs> 我见过一个地方台的女主持人，前几年春晚有一个，就是说啊，每个地方台出一个主持人，抖开一个对联儿，就念这么一个灯谜，就一句话。 <coughs> 然后这个地方台这女主人就说啊。 说这一句话，我在北京，我们练了二十天。他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我为什么对春晚有一点兴趣？嗯，第一啊，我已经多少年了，这个全家看春晚，年年不落，年年不落。嗯，因为我没有别的更好的活动， <laughs> 是不是？您说我这个年龄，我不可能说带着孩子、孙子一块儿去跳去跳舞。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家庭都一样，哎哎，愿愿意在家里待着。对。 另外呢，我的呢这个子女啊，加上孙子辈的人气也挺旺盛，那还有点幸福感。哎，对，啊，又又有吃喝，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前有个六七年吧，我去新加坡，新加坡的艺术学院的一个院长，他非常诚恳的给我呀提一个意见，他说原来啊他们很喜欢看春晚呢，就因为春晚里头他表达了。 呃，中国人的很多心情，嗯，比如说最早那几年春晚的八十年代初期，嗯，还都有对四人帮的批判，有这个对这个呃奸商，比如像那个那个什么赵丽蓉 <laughs> 啊、演，那个呃那个巩巩汉林，对，演那个说是拿着什么这个，他怎么那么脆，是怎么那么脆的，都是大萝卜，他有对奸商的批判。宇宙牌香烟，哎，对，宇宙牌香烟。嗯，说现在看你们这个春晚呢。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搞笑，除了搞笑没有别的内容了。呃，他是他这个没有那么好笑。呃，是啊，这个，这是这是。还有我个人，我想借着机会说一个什么意见呢？就是时间长了，像全国就是这个都看这一场晚会，对他又满意的不得了，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你不要这个。 播完了春晚以后，然后就是本台自个儿就说 <laughs> 怎么受欢迎怎么受欢迎？ <laughs> 对对对， <laughs> 咱们你哪怕比如说你你你用十分之九的时间，嗯，说啊说是呃这这个是呃受到热烈称赞是吧？爱不释手，爱不释目是吧？始终我明年还想看。最后说一句，呃，也有些观众。 呃，对这个语言节目，或者对这个呃这个歌唱节目，呃，还有些不满足的地方。希望下次增加，比如说民族演唱。你说这么一句，不显得也大方一点儿？我就是说这么一句话。这这我以上的都说完了。我对春晚的关注到此 <laughs> 也就结束了。我我还觉得有些时候，你知道这个。 今天这个社会啊，没让人全说好啊是不可能的。是，所以你知道，呃，有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宣传单位啊，会有一种心理，对，有一种心理啊，他们呢怎么来判断这个形势呢？就是说，哎，年年都说我不好。 但是年年还都那么多人看，收视率调查回来百分之八十，你们都在看，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好，说明我们就得说好。这精神一到，无事不成。我们就这么说，很多时候舆论呢，也不见得是在你们嘴里，也可能是在我们这儿。只要我们说好，我们坚定的说好，那么最后是不是这事儿真的就能好回来？呃，你刚才说这个也很有意思。其实会宣传的呀，不宣传它好。 哎，宣传他比那个，呃，比坏好。我 <laughs> 我比坏好， <laughs> 这就是 <laughs> 是不是？我认为这个丘吉尔最最掌握这个。丘吉尔说说，我到处宣传民主。嗯，你们不要以为我认为民主有多好。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民主很糟糕，找一大堆麻烦。但是没有民主更坏。嗯。 你说他多会说话，这个人他才会琢磨会。他春晚也可以这么聊。哎哎，他可以说我们这个春晚有很多缺点，对，大家很多人不满意。对。哎，但是呢，哎，春晚，你想想，没有呢？没，如果没有这个春晚，我们的这个这个春节，我们的这个除夕将要丧失多少乐趣？你本身还提供了家庭团聚的乐趣。 还还提供了什么？像像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外的呀，南极的呀，北极的呀，都来问候，那他很有气氛。会聊不会聊，很关键。